课文三，在机场。你怎么才来？对不起，周经理，来机场的路上我才发现忘带护照了。快点儿吧，飞机就要起飞了。您有钱吗？司机把我送到机场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忘记带钱包了。我看你还是把重要的东西放在我这儿吧。 生词。发现。护照。起飞。司机。